你万万猜不到亚伯兰伯父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吧？你快说吧，罗德。我们两家要分开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两家太富裕了，人畜太多，不能再同住了。我早知道我们牲畜增加的太快，两家佣人呐为争地盘吵得翻天。伯父要我们搬到哪里去呢？他没有指定地点，叫我先到各处看看，再选定地方。他是长辈，又是我们家的恩人。 一直养育我们，应该让他先选。可是他叫我先选，我也就选了。快说啊，你选了什么地方？我选了约旦河肥美的大平原，靠近索多玛和俄摩拉大城。你跟我去山顶，就可以看见那片大平原有多么美好了。罗德刚住到平原地区的时候，他并不打算去索多玛城住。 可是日子长久下来，渐渐觉得住城里方便多了。太太，照你说的，住在城里确实方便的多。要买个什么用品啊、水果啊、干果之类，挺方便的。因为我们牧羊人不耕不种嘛。是啊，罗德，而且也比住在这个野地安全多了。住城里，家屋有门可以关锁，帐篷总不能关锁吧？我知道。 你对这事儿曾多方面考虑过，可是索多玛有许多邪恶的坏人，他们不也会威胁到我们和女儿吗？我们不必去学他们呢。相反的，我们还可以为他们做个好榜样、好示范呢。我们不必太跟他们混在一起。我们的女儿可以待在家里面，不会受到坏的影响的。何况好，就听你的。那我们就把羊留给牧人们照顾，在这郊外牧养。我们一家进城买个房子住，好吧？ 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，上帝又向亚伯兰说话：“亚伯兰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海边的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。” 走遍这全地，因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于是亚伯兰就把帐篷迁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儿居住，在那里为上帝筑了一座祭坛。当地三位酋长兄弟以十个雅乃曼利都很敬重亚伯兰，并且跟他结了盟。 后来，索多玛出了麻烦，因为索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亚马王、洗扁王和比拉王，在侍奉一位东方的基大老马王十二年之后，突然在第十三年联合起来反叛了。又过了一年，基大老马王又联合了他的三个盟友国的王，一起攻打前面反叛他的那五个王。 双方的战火线是在离索多玛和俄摩拉不远的西定古平原。五个本地王的兵力抵不住基大老马的强大联军，不久就败退了。因为西定谷地区有很多柏油坑，所以逃跑的兵有跌入坑中的，有逃上山去的。结果索多玛和俄摩拉无人防守。哎，亚伯兰，亚伯兰。 亚伯兰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大橡树下边。我来报告，报告坏消息的。哪来的坏消息？从索多玛还有那些平原城市来的啊！快说，什么消息？我们的军队挡不住基大老马的大军，我们的人有的战死了，有的掉进柏油坑，其余的逃上了山。 吉大老马把那些城市怎么了？放火烧了吗？没有，那样就更糟了。他的军队已经把城里的粮食、财物和很多男女给掳走了。你认不认识我的侄子罗德呢？我知道，他也被掳走了。啊，城里的女人、金银财物、牛羊食物，几乎全被掳掠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 亚伯兰听说侄儿罗德被掳了，就召集了在他家生养的精炼壮丁三百一十八个人。亚伯兰的三位盟友以十个雅乃曼利也志愿带兵一块去救罗德。我的计划是这样：我们的兵力不能在白天跟他们打，所以只有在夜间。曼利，请你带领我们联军的一半。 我带另一半，你的人绕到敌营的后边，等听到我三声号响，那就是攻击的信号，你们就尽力扰乱敌军。击打老马向你们攻击的时候，我们就抄到他后方攻打他们。 亚伯兰的作战计划成功了，基大老马的军兵被亚伯兰他们追及到大马士革北方的河巴，救回了一切财物，也救回罗德。作战计划成功了，基大老马的军兵被亚伯兰他们追及到大马士革北方的河巴，救回了一切财物，也救回罗德妇女跟所被掳去的人。 多谢亚伯兰伯父的大恩，你救回了我们。要不是伯父来救援，我们一家要永远在外。腾空了，报信的人来说，亚伯兰已经大胜，并追回了他们被掳的财物跟人民。比拉就赶紧去王的平原沙维谷迎接亚伯兰，并有至高上帝的祭司撒冷王麦基喜德带了食物跟酒。 招待那些被救回而疲累不堪的人。愿至高者上帝，天地的创造主，赐福给亚伯兰。愿那使你战胜敌人的至高者受颂赞。亚伯兰把夺来的战利品当中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喜德，以表达对上帝的感谢。 此时，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我们无法表达对你的感谢，请你只把人民还给我，财物你全拿去吧。”不，王啊，我已经向天地之主、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了誓，凡你的东西，连一针一线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了。” 只有仆人所吃的，并与我同行的雅乃、以十个、曼丽所应得的份，可任凭他们拿去。